第十六集，在场众人皆把视线投向尤崇身上。尤崇面色疏离，看向林和心的目光犹如在看不熟悉的人，没有任何要开口替他解释的意图。林和熙仍是眸色灼灼的望着他，眼底渐渐浮起几分希冀。触及他这样的眼神，尤崇有些心烦的拧眉，却是抿唇不语。林和熙目光轻顿。 瞳孔里期许的光芒渐渐熄灭下来，他缓缓回过头来，垂眸从手机里翻宁南的电话号码。只见在屏幕上滑动的间隙里，林和熙略微出神的在想：显然打电话给宁南是最简单直观的办法。宁南虽然性格嚣张跋扈，脑子却不怎么好使，只需他三两句就能轻而易举的从对方口中套出真相来。然而在刚才， 他却鬼使神差的选择先向尤虫求助。此刻冷静下来，想想也能知道，尤虫本来就不喜欢他，又怎么会主动开口帮他？林和熙抬手要按下拨号键，同一时刻，尤虫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周五的联谊，他的确没有参加，他和林彤一起回了林家。”林和熙按下去的手顿住，神色好不惊讶的朝他看去。 牛虫却并未看他，又继续道：“昨天晚上的生日派对，他也不在场。选修课下课的时候，我在学校里见过他。”在场众人皆是面带懵色的望着他，就连林和熙自己也是少有的一副状况之外的惊奇模样。牛虫说完，又轻挑眉间：“都这副模样看着我干嘛？怎么，不相信我说的话？” 理工学院那帮男生连忙摇头说：“没有。”周轩走到他身旁坐下，轻啧了一声道：“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占林河西那边呢。”尤崇皱了皱眉，显然是对周轩的说法心生不快。“是他就是他，不是他就不是他。”他毫不掩饰自己语气中的艳羡。“如果真的是他，我用得着为他那样的人打掩护？” 林和熙是什么样的品性？所有人都有目共睹。尤崇向来最讨厌林和熙这类油嘴滑舌和品行不端的人。周轩自然相信他不会故意偏向于林和熙。只是，周轩略显疑惑的发问：“不是你昨晚什么时候见到林和熙了？”显然是不想再多说，尤虫瞥他一眼：“我不是说过了，下课的时候。” 周轩了然的点点头，对他的话毫不怀疑。众人气冲冲赶过来打架，没想到却是乌龙一场。大家收拾好心情，又沿着来时的路离开。林和熙叫住转身要走的油虫，走进他，压低声音，同样神色困惑的问：“昨天晚上，你真的在学校见到我了？没有见过你。看你身后那几个人的脸色，难道猜不出来吗？” 尤虫轻嗤一声：“他们的表情一看就知道有鬼。”所以，林和熙怔了怔：“你是说谎了？”尤虫闻言，眯起眼眸来：“怎么？只准你在我面前满口谎言，却不让别人说？”林和熙一秒变换脸色，故作神情动容的吸了吸鼻尖，笑容满面的望向他。 这不是太感动了吗？尤虫毫不留情的揭穿他拙劣的演技，撒谎。林和熙毫不在意，仍是心情大好的对他道：“谢了，算我欠你一次，下次还你。没指望你能还，减少你出现在我眼前的次数就行了。”尤虫眸光微沉的打量他，更何况，我也不是在帮你。 如果你真的做了那样的事，那么我也绝不会开口替你说话。林和熙脸上还挂着笑意未退，听闻对方这公事公办的语气，也只敷衍的点点头表示明白。你就这么相信宁南那几个小跟班？不担心他们其实是在做戏？刘崇道：“如果换做是你，我当然不会相信。” 林和西闻言垮下面色来， <sighs> 难道我在你心中的诚信度还没有他们高吗？他故作沮丧，现在有点伤心。牛虫见状也只不为所动的冷笑出声，转身毫不留恋的迈腿离开。眼见对方越走越远，林和西终于收回目光，脸上的情绪渐渐恢复平静。片刻之后，像是没能忍住般 他站在原地，又一次弯起唇角来。选修课那天的下午，林和熙终于想起来，自己也是加过尤虫微信的。他发消息给尤虫，叫对方上课前帮他占个座。尤虫过了片刻再回复，答案也是意料之中的：“你自己来占。”林和熙提醒他，小组成员要坐在一起。显然是忘记这回事的尤虫，果然在手机那头沉默了下来。 当对方是默认，林和熙又开玩笑般的发出一句语音：“我要和你挨得最近的座位。”尤崇并未搭理他，林和熙也不在意，转而又提起上次从他那里借走的衣服：“我洗干净了，今晚上课还你。”尤虫回消息让他丢掉。林和熙闻言也不再坚持，将已经叠好的干净 T 恤从纸袋里拿出来。 却没有听从对方的话，丢进垃圾桶内，而是随手塞进了衣柜角落里。T 恤上的印花他认识，是高人气的奢侈品牌，今年夏季才出的新款。林和熙关上柜门，想：既然油冲不要，改天他在房子里打扫卫生，拿出来做抹布也行。晚上拎着纸袋去上课时，油虫果然替他占了座位，不但没有离对方最近，反而是离他最远的位置。 林和熙见状，也只一笑了之，然后将手中的纸袋递给杨卷，在他身旁坐下来。他虽然在微信上那样说，却也不是真的想坐油虫旁边。这两节课还是有关野外生存的理论课，课程内容主要涉及到在森林中露营时要如何通过树叶疏密和树皮表面来辨认方向，以及如何在森林中挖野菜、钻木取火和撑帐篷。 除去配合课件讲解方法以外，老师甚至还带来了帐篷以及野菜样本，在课堂上以直观的教学手段向众人展示。讲台下有学生开玩笑举手道：“哎，老师，下次该不会要带我们去森林里面野炊和露营吧？”选修老师也笑了起来：“ <laughs> 是啊。”教室内瞬间氛围高涨。不过不是去什么森林。 而是在我们学校的树木园里，所以也不会有什么穿越丛林的热血挑战。老师机长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实践活动定在下个周末，所以下周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室内理论课取消。选修老师操控课件翻页，给台下学生介绍野炊和露营所要带的必需品。所有人需要提前自备帐篷和基础药品等物品。 缺少的东西可以到校外车站旁的户外设备店租借。实践活动中的个人表现和团队合作都将被计入最终成绩中，任何人都不得缺席。对方道：“会钓鱼的同学呢，可以带上你们的鱼竿；不会钓鱼的同学呢，就只能祈祷你们团队中有会钓的，或是祈祷你们摘到的野菜不会太难吃。”当然。 这位老师最后笑着提醒：“大家上理论课的时候可要好好听啊，否则倒是错把林子里的珍稀植物当可食用野菜挖掉了，把你们自己抵押给学校也是不够赔的。 <laughs> ”学生们哄堂大笑。最后下课时，小组六人约好这个周日下午去校外租设备，并且提前建好了小组微信群。接下来的几天。 林和熙偶尔老老实实的去出勤上课，偶尔犯了懒劲儿，索性翘掉一整天的课，躺在出租房里吹冷气。